李局，魏局，陈处长，嗯，严贤，观察员说江队没有留在村寨里，而是直接去了交易现场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 把跟江队的联络频道拿来，我听听。没有，怎么回事？什么叫没有？你们的监听频道不是一直接在一起的吗？在云中寨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切断联系了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一切正常。王鹏飞的车队快到了。抵达云中寨之后。 万一情况不对，或者你感到有危险，就想办法把联络器损毁或者埋起来。指挥中心会派出一批人马潜入云中寨对你进行搜救。不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来找你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等你。晋江文学城，淮上原著。 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《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》《破云》第三季第十四集。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行吧，那我就来跟藏在你耳朵里的颜之的打声招呼。怎么没有？我应该有什么？你怀疑我跟警方通消息？ 证据的，还是你只是在没事跟我找茬？我不需要了解什么证据，江婷。就像你了解我一样，我也了解你。你要干什么？还记得。 当年你曾经说过的那些你最快乐、最期盼的日子吗？那是只有你和我才拥有的记忆。你为什么总这么高兴啊？没有呀，可是你看上去就是很高兴啊。 那是因为我能见到你。 <laughs> 认识你以后，每天都是我最快活的日子。 <laughs> 对不起，让你等了那么多年。 相信我，等你醒来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江婷，这是没什么。王鹏飞那边怎么样了？搞定了，他们都在库房里面。你用什么理由出来的？ 我说验货的秤少了砝码，出来要两个，否则分量不对可能会出人命。嗯，呃，还有什么？库房里还有我们两个弟兄。如果咱们的人都出来了。 王鹏飞还肯老老实实待在里面吗？这，老板，手铐呢？在后座袋里。老板。 阿宽，一会儿他醒了，你再把车往外开，按之前交代的路线走。 <laughs> 这么精心安排的场面，不让他好好观赏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是，老板。景川，走吧，该去收网了。嗯。 里面的人你就别操心了。如果我不把他们带出来，早几年前他们就已经死在瓦邦了。以后你就会发现，干我们这行的，有时候不死个把人，根本办不成事儿。 秦川腰上的那把枪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还按计划进行吗？哎，你还记得你妈吗？啊？当然记得。怎么？问问而已，我不记得了。江婷应该都记得。 但他从来不说，藏着掖着的，可能因为不重要了吧。而且都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，老提也没什么用啊。嗯，大概吧。嗯，对了，之前的计划，不是说叫我负责拨打那个？ 以你当过警察的经验来看，如果他们要在附近盯着我们，会把观察点设在哪里？嗯，我们前方十二点处，东北方向两点处，山涧里那个岩石形成的豁口下，以及所有视线被遮挡的树坑底，这些都是可以埋伏的点。 那如果你是我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放火烧山？你这手段也太狠了吧！ <laughs> 那我现在就去办。不用，我已经派人清扫过附近了。 就算警方盯着这里，最近的观察点也只能设置在那儿。警方的观察角度和范围都非常有限，而且，就算行动组冒着暴露的危险埋伏在最前沿，从开始行动到冲上现场也需要至少六分钟的时间。幸亏我当警察的这些年，从没跟你交过手。你当然没有。 致力于抓我的只有江婷一个而已。拿着吧，上面有号码。好，到时候收到阿杰的信号，我立刻拨打这个号码。嗯，咱俩认识十多年了，希望在最关键的时候，你的能力。 可以配得上我的信任，去吧。是。喂，阿姐。 秦川身上带的那把枪，是你给他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待会儿你按我的安排去做。完事了再给我电话。老板，王鹏飞他们都进了库房，门窗已经封死了。 车队就停在走廊后面的岔道外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嗯，条子们有动静吗？杰哥传来消息说，外面的条子大概再过五分钟就会包抄我们下山的路，还有两组特警在前面准备围攻那边库房。 <laughs> 就等他们过来呢。走吧，去库房。 三号分线那边怎么样了？全都按事先计算的点买好了药，只要条子一上来，杰哥发出信号，三号线那边就会立刻引爆。那你们江哥怎么样了？啊，阿宽刚才说他还没醒。 <laughs> 没关系，等一号分线被拨通的时候，他就该醒了。 观察点呼叫指挥车，主目标黑桃 K 协同一人再次出现，请指示。协同者是钉子吗？不是，我这就传现场图过来。不是江天，是锦川。 黑桃 K 很可能已经察觉到丁子的身份了，李局。嗯。严队，严哥。严哥，严哥，陆陆，嗯，江哥怎么样了？几乎确认暴露，需要我们立刻赶去现场。出发。是。 呼叫指挥车，呼叫指挥车，协同者刚才独自离开，主目标已进入厂房，交易开始，请指示。指挥中心呼叫特警队，是否已就位？特警队抗出强报告指挥中心，特警队已在厂房外就位完毕。各单位注意，目标交易即将开始，立即行动。 我门。是。冲！别动，站好！别着了，赶紧蹲下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没人呢？这都一条走了，进去看看。 这走廊还分了个三岔口，这里真的是交易现场吗？老大，前面有个储藏库房，门窗都被铝合金封死了，会不会就是交易现场？啊？先别动，里面的动静好像不太对劲。那个姓秦的去哪儿了？ 你怎么还过来？你们把买家晾在这儿是想干嘛呀？王老板，您稍等，我打电话问问。啊？怎么了？没信号啊！哼，耍着我王某玩是吧？老三，走，生意不做了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你先等等等等。哎呀，别拦我！ 谁知道黑道黑，说去搬大火是不是找借口？我看，哎，什么声音？ 神弄鬼，给我出来！这这，你是吴坤？黑桃 K 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把自己的亲爹都弄成这副？ 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样子。来人，来人！这生意我不做了。老板，门好像被反锁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！黑桃 K 到底想干什么？啊！王老板，我我也不知道啊。我我腿背后。 那个一闪一闪的是什么？二号线，这这是什么？ 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在缅甸见过。东西？是，那是共频炸弹。共频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他的触发装置是一个共频系统，肯定已经被弄成短路了。只要有人拨他的电话，打哪个分机号，哪个短路系统就会点燃引爆器。啊，引爆器。 引爆什么？引爆乌吞背后的那个盒子，那里面全全都是炸药啊！黑桃 K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操你祖宗！你放我出去！你不得好死！王八蛋！做个生意而已，你他妈搞那么多事儿干嘛？老子不陪你玩了！放我出去！ 货我不要了，你他妈把门打开啊！来人，开门呐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秦哥，秦哥，开门！不死了！秦哥，你救命！里面是不是在叫救命啊？交易现场出事了！ 这些封条上一点灰都没有，应该是刚放上的。分两组，去茶道里查看情况。是。其他人准备拆弹枪毒。是。 什么？大家先停下动作！闭嘴！快撤退！有炸弹！啊！有炸弹！快撤退！所有人后撤，来！快撤退！有炸弹！有线人，我们的线人在里面。明白。 我们全力营救。 在这儿接应你，一会儿你完成了任务，我们就走。嗯。我说你们杰哥到底藏在哪儿呢？杰哥他。喂。啊，秦哥，杰哥找你。喂。你准备好了没？ <laughs> 这有什么好准备的？不就是拨一下电话吗？ 进入库房大门了，我倒数三下，你打一号分机。山道上的炸弹足够挡着条子增援和他们撤退的路。好啊，三二。 车太近了，差点把老子都炸飞了。你的位置已经是最远的了。主机转到各个分机号的电波传输不能太远，不然分机共屏系统接收不到，就没法引爆了。行吧，现在怎么办？准备出发二号线。是关着王鹏飞的那个仓库对吧？啊。大哥准备了三辆防弹车。 待会儿二号线爆炸后，车队会趁乱冲出厂房，往撤退的那条山路，也就是三号线上来。妈的！现在那条路上，警车堵得跟赶集似的。冲得出去吧？只要爆炸就冲得出去。三号线上埋的炸药，土狗条子们死上十八个来回。 你醒了？是。那是什么声音？老板说，请你好好观赏。观赏？这是第一次爆炸，等三次都结束后，老板就来接你。还有两次。 <laughs> 这就被吓到了。啊！要是条子都像你这样，嗯，你差不多了。秦川，二号线准备引爆。嗯。三。 把矛盾牌给我！不准动！警察！怎么会是条子？哪来的条子？是是是！外面的炸弹已经爆了，炸弹在哪儿？里面的炸弹在哪儿？炸弹绑在吴团身上，你们快走！二，出菜。 连人开枪！后退，都别靠近！共鸣炸弹来不及打，打个电话就爆。黄保组跟我上，其余人带着嫌疑人快撤。是。走走走，黄保组跟上，随时准备灭一。 库房那边带队的应该是康队长吧，外号叫什么来着？哦对，康师傅。谁引爆的二号线？我明明没有按键，难道？ 果然是你，这话由我来说才对吧？ <laughs> 果然是你，嗯， <sighs> 所以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暴露的？枪，秦川，今天那把枪是你给的。 我给了他一支微型冲锋枪，怎么了？可他怀里还有一把九二式。九二式，咱们这趟没带这个型号吧？哦，对，那应该是当年岳广平丢的枪。在缅甸抓草花 A 的时候，碰见秦川，他问我把这枪要回去了。 什么？你马上回厂区，找人拿备用的供品设备。如果秦川临阵跳反，你替他一包。是。 <sighs> 我就说当年岳广平死后，这小子怎么能把姓吕的老狐狸都骗过去？原来他那时候的情绪根本不是伪装，就是真情流露。 如果他今天不带这把枪的话，未必能露出破绽。但估计他觉得是背水一战，所以忍不住着了下。您是说，他要替岳广平报仇？不，不完全是。我更倾向于他是替自己报仇，或者说，是一个聪明人在发泄自己被彻底愚弄的怒火。 真可惜啊！本来还觉得我们是同一种人呢，果然同类自相残杀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了。嗯，我说，你们老板为什么不去当个神棍啊？既受人尊敬，又财源滚滚。 真是个被贩毒耽误的玄学奇才。你以为你还能回建宁市局去？啊？不，那段时光虽然值得怀念，但也确实到该结束的时候了。你们老板没错，我跟他的确是同一种人。 <laughs> 我看你整个人生都到该结束的时候了。 穿防弹衣。 拿着岳广平的枪，手不会抖吗？不劳费心，不自量力。动枪伤感情啊！你之前的好兄弟严杰可是说过的。 谁不自量力？啊！岳广平死的时候，你喊他爸了吗？你说他喝了儿子亲手递来的毒药，临死前是什么心情？愧疚？震惊？还是？ 恨呐！别挣扎了，结束。 算你小子走运，让你多活两年。什么意思？就这样放过我了？他要去引爆三号线。 指挥部呼叫观察哨，是否安全？请回答。报告，观察哨暂时安全。三辆疑似主目标车队逃出，正在往东南方向山道行进。我操他祖宗十八代！这孙子把买家厂房所有毒品都用来当饵，可他自己不也在现场？不怕连自己也一起炸死吗？亲自带队增援。哎，等等，老魏。 他们走的山道，是不是已经被余队带着侦察二队包抄了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嗯，万一……我是说万一，毒贩有没有可能已经在峡口处设置好了第三波炸药呢？什么？那那可怎么办？是个陌生号码，不排除毒贩来电的可能。放心，准备定位。 李局可以接了，开始定位。喂，喂，李局，我暴露了。江队，你在哪里？迅速定位。黑可 K 安排在我身边的人已经被我干掉了。好，坚持住，我们已经派人去救你了。听着，黑可以，在撤离的路上安排了炸弹，三号线。你们立刻让齐真定位我这个号码，沿途撤离所有警车。 他马上就要爆了，动作要快，一定要快！你在哪里？你要去干什么？待在那里等待救援，江队，江队。 别动，不然我开枪了。 <laughs> 你刚才就应该开枪的，哪怕先打断我的手脚也好。黄昏冷，细雨声，本一场血色交锋，迎面吹来的风，千疮百孔。 错一步误一生，太多人纷纷不懂明或暗眼中交替纵横。愿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。此生有我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城市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。 昼夜不分，晨昏，违背善恶难懂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黑灭争风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余生，并肩。 生太匆匆，没有谁与世无争，黑与白在心中分明不同。遍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，此生有我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城市天空，云淡不。 不分胜负，为明善恶感动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干烈风，锋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生。 的痛，情路如虹，纵让血浪翻涌，越是微笑越从容。交织下黑色的梦，也曾无动于衷。撕裂的魂重新拼凑才算完整。风雨过后，微风穿透了云层。晨阳出。